一百年七月十三日，明台大第八讲前半堂。那呃，他们法律效果矛盾冲突的地方就在于说，这个买受人有没有修补？谢谢，有没有这个瑕疵修补请求权？ 那呃，如果说是采取请求权相互影响说的话，那学者说，即便这个买受人依照不完全给付的法律效果去主张他的权利，他也不能够请求修补瑕疵。那其结果就是，他在主张，如果债权人选择依照不完全给付去请求这个主张他的权利的时候，他也只能够去准用给付不能的规范来请求他的这个损害赔偿。为什么呢？因为在不完全给付的地方，不是说。 说过要依照该不完全，也就是物的瑕疵在客观上面可不可以除去，然后分别去准用几不不能跟几不迟延的规范吗？可是如果你是主张是依照请求权的相互影响说，换言之，买受人无论如何他都没有修补瑕疵的请求权，那你的法律效果就不可能去准用几不迟延，然后在那边呃催催促这个出卖人要赶快修补瑕疵，那你的法律效果。 就只能够去卷用给付不能，然后请求债务不履行的损害赔偿。OK，那如果说你是主张这个物之瑕疵担保请求权的话，那当然你就可以主张请求减少价金、解除契约。那呃，还有事情形看看该不该当三百六十条的构成要件，然后请求债务不履行的损害赔偿。所以它的这个法律效果是有这样的一点点的差别，这样可以更了解了啊，更清楚了。 好，那如果说是依照实物见解，他们才去自由的竞和说的话，那你就如果你要主张不完全给付，那就去看这个瑕疵在客观上可否除去，那就变成买受人可以依照不完全给付的规范去请求出卖人除去瑕疵。那如果在客观上可以除去的话，那他可以去准用给付迟延的规范，然后请求出卖人除去瑕疵。在瑕疵除去之前，这个出卖人要依照这个呃给付迟延的规范来。 为迟延的损害赔偿，所以这是在请求权的相互影响说跟自由竞合说之下的不同点，就在于他可不可以去准用给付迟延的规范，请求出卖人除去瑕疵。那在除去之前，来这个为迟延的损害赔偿，就只有在这个地方而已，OK 吗？好我不用再写了哦。好，那我们昨天谈到的是什么？代位权跟撤销权的地方。 那我们说这个代位权跟撤销权的地方，其实它最大的学说上面的争议，就是在判断什么时候债权人可以行使代位权，什么时候债权人可以行使撤销权。尽管两百四十二条。 跟两百四十四条，它用的是不同的用语，可是事实上，它在讨论的事情都是同一件事情，就是到底在怎么样的情形之下，我们认为有必要给债权人这样子的权利，然后让债权人能够为了要去保护他的债权得以实现，他可以去行使代位权或者去行使撤销权。 那在代位权的部分的话，法条的用语是说它有保全债权之必要。那在撤销权的地方，它是说债务人之行为有害及债权。好，怎么样去判断说这个债务人的行为是？ 退有害及债权，或者是说什么样的情形，债权人是有保全他的债权之必要，我们都必须要去区分债权人的权利的内容到底是属于特定物之债还是金钱之债，因为它的判断标准会有一点点的不一样。那我们昨天谈到过，说如果说它是属于特定物之债，只要债务人怠于行使权利的本身，会使得债权人的特定物债权无法实现就够了。 那我不管说债务人怠于行使权利之本身会不会使他的责任财产受到影响，也就是会不会使他陷于无资力，这些事情我是不去管他的。所以在特定物之债，只要是他的呃债务人怠于行使权利之行为，足以使得债权人的特定物债权无法实现，就 OK 了，就足够了。 你自己写哦，足以使得特定物的债权内容无法实现。 可是，如果说债权人的债权内容是属于金钱之债，那债务人怠于行使某一个权利，可能对他来讲只是九牛一毛。换言之，在金钱之债，必须是债务人怠于行使权利，该本身会影响到他的责任财产，也就是会使得他因此陷于无资力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说，哦，那这种情况之下，债权人的债权有被保护的必要性。 可是，在两百四十四条，我们的判断标准必须是受到调整的。啊，那我们必须要跟同学交代的是说，这个地方它的判断标准应该是如何？在八十八年法律修改之前，其实不是没有争论的。在八十八年法律修改之前，有不少的学说，还有实务见解，都认为说，哎，那这边采取的判断标准应该是和两百四十二条一样就好啦。也就是说，如果它是属于特定物债权的话。 只要债务人所为的行为，不管是有偿还是无偿的，会使得债权人的特定物债权无法实现就够了。那我们根本不去判断，他说债务人的行为会不会影响到他的责任财产，会不会使他陷于无资力。我现在讲的是八十八年修法之前，很多的学说见解，还有我们实务上面多数的看法。 好，那如果是采取这样的看法的话，会产生什么样的问题呢？我们昨昨天举的例子是一物二卖，然后我们说这样会违反债权的平等原则。那我们可以再多举一个例子来看，比如说甲呢，他有一个标的物的所有权，那他先把这个标的物呢，这个出租给别人。 他已经跟丙订立了租赁契约，我们昨天很想举这个例子，对不对？结果发现，哎，我一下这个这个四百二十五条说，哎，这个要件好像不太该当，我回去好好想一下，这样子哈，我们再换一个例子。 那比如说，甲跟丙呢已经订立了一个租赁契约，但是他标的物还没有交付他之前，就有人要跟甲说：“哎，我这个房子我想给你买。”那甲说：“那何乐而不为？”有时候我们经常会看到这个在路上走到走走在路上的时候，看到一个房子上面写“租售”，对不对？他租或者是售，反正他就是希望赶快把他这个这个脱手就对了。那因此，甲在还没有把房屋交付给丙之前，他就立刻的跟乙订立买卖契约。好。 那我们说，不管是租赁契约还是买卖契约，丙他取得的是一个租赁契约上面的一个债权，那乙他取得的是一个买卖契约上面的债权。这两个债权取得的先后顺序，或者是他们的内容，对从民法的观点来看，我们认为没有任何的不同。而且基于债权平等原则，你们两个人的地位对之于甲来说都是一样的。好，可是如果说在嗯，OK，那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如果甲把标的物的所有权移转给乙。 那因为甲还没有把标的物交付给丙，所以丙还没有买卖不破租赁四百二十五条规定的适用。所以说，当乙取得了标的物的所有权之后，他可不可以说我这个东西我不要租给你了？那把这个标的物请求过，呃，把这个标的物请求甲立刻交付给乙。那因此，丙就没有办法拿到租赁物的这个使用跟收益的利，他就没有办法占有跟使用这个租赁物，对不对？ 那如果说你依照这个两百四十四条，何谓有害及债权这个特定物的债权，如果你所采取的标准是和两百四十二条是一样的，也就是如果债务人所为的行为，只要使得你的特定物债权无法实现，你就可以去撤销它的话，那这个例子会变成怎么样？会变成说，甲他后来立刻。 跟乙订立买卖契约，并且把所有权移转给乙的本身，会使得丙的特定物债权无法实现。他的债权内容就是请求甲交付租赁物给他使用跟收益，对不对？那如果采取这样标准的话，丙他就可以去撤销甲乙之间的买卖契约，那还得了啊？这样子，我们整个这个债权债法上面的债权平等原则都要重新的来写过了。 那可是，在八十八年三编修正之前，不是没有学者或实务见解采取这样的看法的。那这个不合理之处显而易见，对不对？那为什么我们说要会有两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呢？我们只不过是希望给债权人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担保，最基本的担保内容就是债务人所为的行为不可以让他因此陷于无资力，让债务人连想要负损害赔偿责任都付不出来。 就只有这样子好。于是，在八十八年修法之后，有了一个第三项的规定。他说，如果债务人所为的行为只是有害及债权人的特定物债权，那不止一位同学来跟我说，哎，从这个条文里面，我还是看不出来有这样的立法意志啊。那两百四十四条第三项只是没有再写出来下一句话，他的意思应该是说。 债务人的行为如果只是使得债权人的特定物债权无法实现，而没有影响到债务人的责任财产的话，如果是属于这种情形，不适用前两项之规定。换言之，在这种情形之下，债权人是没有撤销权的。 那债权要什么样情形之下才有撤销权呢？尤其是特定物的债权的债权人，必须是债务人的行为足以使得他的责任财产受到了影响，换言之，足以使得他因而陷于无资力。 那会影响到这个债权人的最基本的担保，只有在这种情况之下，债权人才可以行使撤销权来保障自己债权的实现。那当然，同理，这金钱之战也是采取同样的一个一个这个判断标准。好，所以我们再把这个最重要的一个关键点的问题，昨天说明到的，我们再把它做一个总的整理。所以要知道说，两百四十二条跟两百四十四条，我们在判断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之下，债权人有这个。 代位权或者是撤销权，我们整个判断标准是不一样的。好，那我们不妨把两百四十四条的第三项规定，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好不好？好。 两百四十四条第三项，他说债务人的行为如果不是以财产为标的，那我们这边所谈的都是财产法，换言之，都必须是和财产权的处分或财产法上面的法律行为有关系。我们待会会举一个例子哦。所以如果说债务人的行为虽然是在处分他自己的责任财产，但是他是属于身份行为，那这种情形之下也没有撤销权的问题。我们待会举个例子。 他说，或者是仅仅有害于以给付特定物为标的的债权。那我们刚才说明过，这句话如果要讲得更完整、更清楚一点，就是债务人的行为仅仅会使得特定物债权人的债权无法实现，而没有影响到债务人的责任财产，也就是债务人并不因而陷于无资力的话，那并不适用前面两项之规定。换言之，在这种情况之下，债权人是没有承。 撤销权的，好，那因此我们就昨天还曾经跟同学提过一个有趣的问题是。 呃，现在我们这个判断标准都清楚了，不管是特定物债权还是金钱债权，都必须是会影响到债务人的责任财产才有撤销权的问题的话，那我们昨天曾经谈到过，如果债务人所为的行为是一个有偿行为，而且是以相当的对价把财产给处分出去的话，那理论上来讲，债权人不可能有撤销权可资行使，对不对？因为他会取得相当对价回来，那他的整个责任财产其实是没有做任何变。 变动的，那也就和我这个也和我们债权平等原则是可以相符合的。那但是你不会说啊，两百四十四条第二项这个有偿行为不就形同具文吗？倒也没有这么厉害，因为如果债务人所为的行为是有偿行为，但是是以不相当的对价处分给第三人的话，那还是有可能会去影响到他的责任财产，那还是会有两百四十四条第二项的适用。好，那我想这个是两百四十四条最重要的一个问题点。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问，OK，那如果说是符合两百四十四条第一项跟第二项只规定，有害及债权，并且也符合了这个主观要件之后，接下来我们问到的是，那债权人到底是撤销什么东西？他撤销的标的是什么？ 好，那我们举个例子来讲，我们说，呃，还是以最这个呃典型的例子，一物二卖，好不好？ 就说甲呢先卖给丙，但是在还没有移转给他之前，又在立刻的卖给卖呃，现在又在立刻的卖给乙，并且是以极不相当的对价呃那在这种情形之下，而且甲乙在主观上面都明知，也就是会害及到甲，呃对不起，丙的债权符合两百四十四条第二项规定。那因此，我们也就是把这个条件设定成为，丙这个人呢，他是可以取得两百四十四条的撤销权。 那它撤销的到底是甲和乙之间的买卖契约，还是这个物权行为，还是两者兼有呢？那我们实物上面跟大多数学说上面看法认为，两个都可以包括。换言之，它的撤销的对象可以包括债务人和第三人这个受益人之间的债权行为以及物权行为。好，这个是大部分学说和实物的看法。 那在他撤销掉之后，甲对于乙应该是主张什么权利？如果你把这个买卖契约和物权行为，这个移转所有权的物权行为，通通都撤销掉的话，那甲对于乙可以主张什么？所有权已经回复到甲的身上了，对不对？好，那因此，如果这个标的物是一个呃不动产。 那还在乙的占有之下，并且登记名义也在乙的登记名义之下的话，我们先想他债法上的请求权，然后再想物权法上的请求权。好，那在债法上请求权的话，契约已经被撤销掉了，所以我们不会从契约上面来这个找寻依据。那呃，接下来我们就会谈是不是有不当得利的问题，当然有。那甲对于乙可以主张的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包的内容，请求返还什么？ 所有权是假的，所以说如果标的物还在乙的占有之下的话，乙很显然的这个占有的利益是一个不当得利，没有法律上之原因，所以甲会可以向乙主张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请求返还标的物的占有，对不对？好，那如果说这是一个不动产。 这个标的物已经移转登记到乙的名下，那在乙还没有涂销登记之前，登记本身也是一个不当得利法上面我们要处理的利益，所以他还可以向乙主张，请求他涂销登记，这些都没有问题。 但是就是没有一个返还所有权，这我们要还是要再一次提醒大家，为什么呢？因为当你把物权行为的这个部分给撤销掉之后，所有权已经自动的回复到甲的身上，所以乙并没有取得所有权的这项利益。 那这是在债法上面的这个请求权的基础。那接下来我们就来问，啊，这边不会有侵权行为的问题，因为他们两个人之间是一个正当的一个交易行为，没有谁侵害谁的权利，所以不用去考虑侵权行为。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物权法上面的这个请求权基础。那很显然的，甲可以向乙主张什么？ 七百六十七条的所有物返还请求权，如果这个标的物还在乙的占有之下的话，为什么是七六七？因为甲是所有权人，然后乙是无法律上的原因，没有任何正当的权源而占有该标的物。 那我我借由这个例子，我所要说的只是，如果在这个例子里面，丙他享有撤销权，他只是去撤销甲乙之间所做的法律行为，其实还不够。为什么还不够？因为他把它给撤销掉之后，对于甲来讲，他就是不想去履行甲和丙之间的买卖契约嘛。 所以你看，你说甲会不会去主动向乙请求一百七十九条，或者是会不会主动向他主张七百六十七条？不会。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通常说，一个撤销诉讼两百四十四条必须以诉为之，不是以意思表示，对不对？两百四十二条才是以意思表示为之，或者以诉讼为之都可以。 那一个撤销诉讼，如果这个债权人他最后他想要达成的目的，是取得标的物的所有权的话，那通常一个光光单单一个撤销诉讼是不够的，他还必须再加上一个什么诉讼？几付之诉？撤销诉讼本身是一个形成诉讼。 你撤销掉之后，你只不过是让标的物的所有权回复到甲的身上。可是丙如果要拿到标的物的话，还必须等到甲向乙主张这些权利，把标的物拿回来之后，甲才有可能履行，然后把东西移转并且交付给丙，对不对？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他还必须要再加上一个给付之诉。 那这个给付之诉呢，可以可有可能是一个代位诉讼，因为当甲还没有去向乙请求把标的物返还回来之前，他可能就不去管他了。那我们可以说他怠于行使这个权利，因此丙又去代位甲向乙主张这个黑板上面，不管是一百七十九条或者是七百六十七条的权利，把标的物给请求回来，回复到甲的身上之后，然后再加上另外一个给付诉。 诉讼是请求甲履行，了解吧？所以你如果丙他想要以一个诉讼来解决所有的问题的话，包括你要提起的是一个撤销诉讼，把系争的障碍债权的行为通通给撤销掉，然后还要再加上一个代位诉讼，代位甲去向乙行使这个系争的权利，请求乙把系争的权利或者是占有等等回复到甲的身上。 这样子还不够，再加上一个履行之诉，请求甲履行系争的买卖契约，对不对？你必须要把这些通通再把它加起来之后，我们才能够达到这个邱瑞工老师的这个境界，就是以一诉解决所有的问题。我们不要全全部一次一次来，然后一次只主张一个诉讼。好，那这样子的规范，我们来看一下两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好不好？ 两百四十四条在八十八年修正的时候，修正之前很简陋，就只有第一项跟第二项。好，因为只有第一项跟第二项，所以什么叫有害及债权，大家就有不同的看法。不过这个问题已经有了一个第三项去澄清它什么叫做有害及债权。然后刚才黑板上面的这个问题有了一个第四项的规定，我们来看一下。 他说，债权人在一到第一项或者是第二项的规定，申请法院撤销的时候，可以一并的申请命受益人回复原状。受益人是谁？就是债务人与之为诈害债权行为的这个第三人，也就是黑板上这个例子的某乙。 他可以一并的请求某乙回复原状，回复原状干嘛？回复原状就是回复到诈害债权还没有发生以前的原状。换言之，他在处理的是我们刚才所讲的这个代位诉讼的问题。他现在不用代位诉讼的方式，而是有了两百四十四条的第四项规定，说这个部分呢，我就可以以同样一个诉讼请求债务，呃，对不起，请求受益人回复原状。 回复原状的方法包括返还标的物的占有，包括涂销不动产的登记，把这个标的物的这个呃所有的权利状态回复到加害债权发生之前的原状。那这两个都是包含在撤销之诉里面，一个是形成诉讼撤销的两个法律行为，债权行为跟物权行为。好，那另外一个再加上一个回复原状，回复这样子之后。 这个撤销诉讼，这个形成诉讼，再加上这个回复原状之后，就可以回复到撤这呃诈害债权行为还没有发生之前的状态，然后他自己再加上一个履行的诉讼就可以了，了解吗？ 好，我们只需要跟同学讲说，这个在诉讼上面，他在做这样的申请请求的时候，是可以一并为之的。所以，如果你看到一个实例题，他说，啊，这个债权人申请法院撤销甲乙之间的买卖契约，还有乙转所有权物权行为，并且请求命债呃命受益人将标的物返还给债务人等等等，并且再加上请求命债务人为呃某甲为契约之履行。 等等，然后最后他问说：“这个债权人之主张有无理由？”那你要一个个的去说他，他有这么多个主张，每一个主张是否有理由？了解吧？好，我以前曾经看过同学写的一个东西，我忘了是哪一个题目，那我同学很有意思哦，就是。 他会的他就写，他不会的他就假装没看到。他有这么多个主张，然后问说这个当事人某甲的主张或某丙的主张是否有理由？人家里里里面明明做了五个主张，你只回答了三个，那为什么呢？因为两其他两个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写，他就假装没有看到。不行哦，OK，好，所以我们跟同学说说明一下，一个撤销诉讼最后债权人要达到他实现债权的目的，有三个步骤。 那前面两个形成诉讼跟回复原状的部分，已经包含在两百四十四条的规定里面了。那最后一个，它再加上自己的部分，就是依照买卖契约请求债务人来加以履行，这样子就 OK 了。好，再来，我们再把这个问题稍微呃再往外延伸一下。我们通常都先讲。 这个最重要的呃树干的部分哦，就是呃法条上面有规定的，或者是实物上跟学说上面的通说，然后我们再往外延伸，跟帮同学加点料。第一个就是。 这个债权行为跟物权行为到底我要撤销哪一个呢？我们刚才说，依照大部分的学说跟实物的看法是两个都可以撤销，而且两个都嗯，大部分的人都认为说两个都要撤销掉。但是也不乏有学者认为说，他应该只要去撤销这个物权行为就可以了吧？债权行为不需要撤销，因为债权行为这个买卖契约，它的效力只发生在甲跟乙之间。 那换言之，如果今天甲和乙之间只是订立了一个买卖契约，还没有到履行的阶段，你是这个债权人丙，你还你应不应该，或者是说你可不可以这么急急忙忙的跑出来说，嘿，你们做了一个是诈害债权的行为？假设甲他是以极不相当的对价出卖给乙。 可是他们只订定买卖契约，他还没有到履行的阶段，所有权还没有移转出去，你也还没有付价金。那你是一个丙这个债权人的话，你要不要这么紧紧张张说，嘿，你们不要动，就这样，我要撤销你们的买卖契约。 还没有，对不对？为什么？因为债权契约只有相对性，它只在甲乙之间发生效力，而且还没有到履行的阶段，其实还没有妨害、诈害到或侵害到丙的债权的实现。那换言之，倒过来说，当甲乙已经履行之后，其实你只要履撤销这个物权行为，就可以达到保护债权之目的，对不对？ 那呃，这个债权行为就是甲乙之间这个买卖契约留下来无妨，而且留下来可以去处理甲跟乙之间的法律关系。比如说，在撤销掉，如果我这个买卖契约没有撤销，我只撤销这个移转债权的呃移转所有权的物权行为，接下来乙就可以依照该买卖契约对甲主张债务不履行的损害赔偿。好，那借由这种学说，我只是要告诉你。 如果可，我们可以学到两件事。第一件事情当然是，其实丙只要撤销物权行为，就可以达到保护债权的目的。第二件事情是，如果甲他只是和乙订立一个债权契约，就算是一个赠与契约好了，他还没有履行之前，其实还不到妨害债权的地步。我认为这个时候债权人还不能够主张撤销权。好，这是一个问题，可以给你做一个思考的。 接下来第二个问题，这个是嗯，大概就这十年之内曾经考过的问题。这个诈害债权行为，甲乙之间的哦，不管是买卖契约也好，赠与契约也好，还有包括这个移转所有权的物权行为，都必须是一个有效的法律行为，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所以曾经有考过一个题目说，两百四十四条的诈害债权行为和通谋虚伪意思表示之间有什么样的不同？ 那他举的那个例子，都放在里面啊，好像没有。你回去自己找找看，那是一个很这个新的题目，或我我回家找找看，我明天告诉你是哪一年的考题。那这个题目的呃，它的设计的例题是说，甲呢在和丙订立买卖契约之后，他想想觉得非常不划算，他不想履行了。那 怎么办呢？他当然可能再找一个买主，可是也可能没有人愿意跟他买。于是他就和他的好朋友乙为通谋虚伪意思表示，订立了另外一个买卖契约，同时也把标的物的所有权移转给乙。如果甲乙之间的这些法律行为通通都是通谋虚伪意思表示的话，那请问丙有没有撤销权可资主张？没有哦。 这不是属于撤销权的问题。丙他只要主张你们之间是属于通谋虚伪意思表示，那因此如果甲已经把标的物的所有权移转给乙了，丙这个时候要行使什么权利？代位权。当甲已经陷于给付迟延之后，如果这个呃他一直没有办法履行对于丙的这个买卖契约，那他和乙之间通通都是属于通谋虚伪意思表示，通通都是无效的。 那换言之，乙受乙转登记之本身具有无效的原因，甲对于乙应该是有一百七十九条的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请求乙涂销登记。如果甲迟迟的不涂销，会影响到丙的债权之实现，那因此丙就可以主张我的债权有保全之必要，而去代为甲去行使的是什么？ 代位甲去行使一百七十九条的权利，这种情况之下和撤销权无关。两百四十四条要这个处理的问题是，债务人真的做了一个有偿或无偿的行为，而真的去影响到他的责任财产，那足以使得债权人连最后的担保都没有的时候，我们才去用两百四十四条的撤销权。 那或者我们把问题讲的简单一点，不用讲这么复杂。撤销嘛，撤销撤销什么？一个无效的法律行为需要撤销吗？不需要，一定是撤销一个有效但是带有法律上面瑕疵的行为。就好像意思表示的撤销的地方，错误也好，诈欺也好，胁迫也好，这个意思表示已经先发生效力了，只不过它有瑕疵，所以我们允许表意人去撤销它。 那如果这个意思表示根本就是无效的，何来撤销之有？对不对？好，所以曾经考过这样子的一个题目：如果债务人所做的行为是一个无效的法律行为，这个没有撤销权的问题，两百四十四条的规定，了解吧？好，再来，最后两个问题。好，我们先讲一个问题。我们昨天曾经讲过一个代位诉讼，然后我们说这个法院非常的热闹。 债权人先提起一个代位诉讼，然后债务在诉讼进行中，或者是他的判决已经确定了，不管。后来债务人又说不用麻烦了，我自己来，所以他也就同样的一个权利，他自己提起了一个给付之诉。然后我曾经问过同学说，这叫不叫同一诉讼，对不对？好，那在撤销权也有这样子的问题。我们假设说这个甲呢非常的忙，他这个同样一个标的，他不想跟多少人订定了。 同样的买卖契约，他和丙先订立一个买卖契约，在还没有履行之前，他又和丁订立一个买卖契约，因为丁愿意用比较高的价钱跟他买。结果搞了半天之后，他最后花落谁家？花落乙的家里啊，就他把这个标的物卖给乙，或赠与给他，或者是不管什么样情形，并且已经移转所有权。好，那这个例子我们做粗糙一点，我们就说假设。 丙这个人，他也符合撤销权的要件，甲的行为就是有害于他的债权。我们也假设还有另外一个丁，这个他也可以主张两百四十四条的撤销权，也就是甲的行为足以使得使得乙的债权受到了妨害。于是丙呢，这个人他先向法院提起一个撤销诉讼，请求撤销甲乙之间所为的这些障碍债权的行为，并且请求受益人回复原状，并且请求甲履行契约。 好，那丁知道了，说那我也来参参与他，所以说他也就同样的一个诈害债权的行为提起法同样的诉讼，请求法院撤销这个诈害债债权的行为，请求乙恢复原状，并且请求甲履行这个买卖契约。那请问这两个撤销之诉，就是丙和丁这两个人所提起的撤销之诉，是不是同一诉讼？就这样子，一样的问题，也有一个实物上的见解，我们来看一下。 哎，没有放在这边。好，回去找给你啊，欠你两个，一个是刚才讲的托谋虚伪意思表示跟涉呃诈害债权的行为有什么不同的那个考题，我会去找一下。那另外还有一个这样的实物见解，好，可是我们先不看实物见解，你觉得呢？ 这两个撤销诈害呃撤销之诉撤这个撤销诈害债权的诉讼是不是属于同一诉讼一样的判断标准？当事人、诉讼标的跟诉之声明。好，我们先看一下当事人。第一个当事人是谁？你在提起撤销之诉，当然是债权人自己为原告，然后以债务人和受益人为被告，对不对？那这个丁所提起的是以他自己为原告，然后是以这个甲和乙为被告，所以看起来形式上来说，这个当事人并不完。 完全相同，至少原告是不同的。好，但是我们或许也可以把一个问题摆在心里，就是这实质上当事人是不是一样呢？因为我们在去审理的都是甲和乙之间所做的诈害债权的行为。好，不过这个问题先画一个问号。第二个，那他们的诉讼标的是什么？这个比较难，所以我们先讲他的诉之声明是什么。如果你是丙的律师，你这个诉之声明要怎么写？请求撤销。 被告债务人甲和受益人乙之间于某年某月某日所为的某某以某某为标的所为的买卖契约，以及这个所有权的物这个移转的行为，对不对？然后，并且第二个诉之声明是请求乙回复原状、涂销登记、返还标的物的占有。那第三个诉之声明一定是跟丁的是不一样的，因为他是请求履行自己的买卖契约。 可是丁所提起的这个撤销债害债债权的诉讼的第一个诉之声明一样吗？一样，撤销甲乙之间所谓的法律行为。第二个诉之声明呢，一样是请求乙恢复原状。只有第三个是不一样的，对不对？好，所以在诉之声明的部分有极大的相似性，至少前面两个是一样的。 那诉讼标的呢？也就是在这个案子里面，法官在审理的内容是什么？这叫诉讼标的。好，我知道大家都学过，会搞得一团乱，什么新旧诉讼标的理论没有那么难。那么你就依照你的法感，有些同学很喜欢讲法感，依照你的法感来这个判断一下，这个诉讼标的是什么。 丙呢？他如果你是法官，你看到一个这样的案子，说请求撤销他们之间所谓的障碍债权的行为，你到底在审理什么？这和代位权有一点点不一样哦。我认为哦，在这个例子里面，他就是在审理丙是不是有撤销权，也就是在审理丙是不是符合两百四十四条的构成要件。 他倒不是在审理甲和乙之间的买卖契约啦，所有权移转的物权行为的效力，而他在审理的是你们两个人之间所谓的甲乙之间所谓的这些法律行为，会不会使得丙的债权受到了妨害，并且满足了两百四十四条的构成要件。 丙他有可能是同样的一个法律行为，经过我们这个审理之后，可能会认为他会妨害到丙的债权，但是可能会认为他并没有妨害到丁的债权。换言之，这并不是放诸四海皆准的。那跟两百四十二条的情形不太一样。两百四十二条，如果债权人代为债务人提起对第三债务人的诉讼，我法院在审理的是债务人对第三债务人到底有没有该权利可资行使。 而这个债权人是否有保全债权之必要，只是当事人适格的要件。可是，在撤销损害债权诉讼里面，两百四十四条的规范的内容本身是诉讼标的，而不是当事人适格的要件。你可以分得出来吗？你可以感觉得出来吗？那丁呢？丁如果他提起这个诉讼。 甲和乙之间所做的同样的法律行为哦，可是从这个丁所提起来的诉讼，而且依据丁和甲之间的债的关系，我们很可能会认为说，甲乙之间的法律行为的确会有害及丙的债权，但是并没有害及丁的债权，有没有可能？当然有可能，因为你丁他很可能享有的债权内容是完全不一样的，了解吧？所以说，这种撤销损害债权的诉讼。 每一个债权人的本身是不是满足两百四十四条的构成要件，这件事情的的确确是诉讼标的，那因此这两个诉讼应该没有重复起诉的问题。 好，你回去想想看。然后，如果你觉得你这个这个说法，老师的说我的说法你不是很了解，或者是说你不是很赞同，那你在念民事诉讼法的时候，不妨把这个问题好好的拿出来想一下。我觉得这个问题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思考，就是呃，什么是当事人适格的要件，什么是诉讼标的，这个的的确确在很多的案子里面不太容易搞得清楚。然后，可是你又必须要搞清楚。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你可以回去好好的想一下。 好，这是属于呃倒数第二个问题，我也搞不清楚我们现在是做了多少个问题。最后一个问题，我们来谈谈转得人的问题，好不好？ 得人就是这个受益人某乙的后手，我们叫他转得人。这个两百四十四条的第四项，呃，在八十八年的修改的时候加了一个转得人，可是并不是一个什么新的概念或者是什么新的规范，那只能够说，哎，以前法律没有规定，那以前民法没有规定，可是破产法有规定，所以造成一些呃民这个。 学者的批评就是说，这个民法规定是不完整的。那所以说，在八十八年修改的时候，加了一个第四项的规定，那跟破产法第八十条的规定是互相吻合的。好，可以所以说，我们刚好借这个机会来讨论一下转责人的问题。这个转责人是一定要规范的，为什么呢？因为你总不能够说，这个诈害债权的行为只能只到了这个某乙为止，就就此打住，后面我们绝对不允许乙再把东西给移转出去，没有这样道理，对不对？那有。 其是我们刚才一再强调，甲乙之间所有的法律行为都没有偷摸虚伪意思表示的问题哦，都是属于真正的意思表示。那因此，当债务人把细征的标的物或者是他的财产移转跟处分给第三人，叫受益人，而受益人又再度移转和处分给第三人物的的时候，这个人我们叫他转得人。那为什么要规范这个转得人呢？ 哦，而且法条上面所讲的转得人不限于一个人，转得人的后手还是叫转得人，他的后手也叫转得人，所以后面的全部我们通通都叫他转得人。 一旦有了这个转得人的问题，就是说受益人又把系争的这个财产给再度处分出去的时候，我为什么一定要去规范到他呢？因为如果法律效果撤销权的法律效果没有办法给予这个转得人，就对他毫无影响的话，那对于债权人来讲，保护是不够的。 他的法力，他的这个权利的边界只能够到受益人为止，然后说受益人把东西再处分出去，他就没辙了，哪有这回事的，对不对？好，我们一定要给他继续的一个规范，说你在处分出去之后该怎么办？那该怎么办呢？我们来看一下两百四十四条第四项的一个基本的规范，他说。 债权人依照第一项或第二项的规定申请法院撤销的时候，得并申请命受益人或者是转责人回复原状。那但是还有个但书，好，这个但书就有问问题了。他说，但是呢，如果转责人在转责的时候不知道有撤销之原因者，不在此限。那你看到这个描述跟叙述，你会知道他在要求的是什么？转责人的主观要件。 那什么时候我们会看到有主观要件的问题呢？在两百四十四条的第二项，我们昨天有做一个整理。如果债务人所做的行为是无偿行为，我们只去判断他这个行为在客观上会不会有害及债权，不要求主观要件，对不对？可是第二项说，如果债务人所做的行为是一个有偿行为的话。 他还有他的受益人在为该诈害债权行为的时候，主观上都必须是恶意的。他必须是明知道或可得而知，他们所为的行为会足以妨害到债权人的债权，那债权人才可以申请撤销。OK，所以一定要有一个主观要件。那因此有了这个主观要件，而且这个主观要件只出现在有偿行为的时候，然后我们再对照两百四十四条第四项的规定，就产生了一个疑问。 受益人和这个转折人之间所为的法律行为，有可能是无偿的，也有可能是有偿的，对不对？好，比如说，他很可能把这个受益人又把这个系争的财产再赠与出去，变成是一个无偿行为；或者是他又再度再转卖给第三人，也就是乙跟物之间所为的是一个有偿的行为。 那对照一下两百四十四条第一项跟第二项的构成要件，这边就会产生一个疑问：在甲乙之间依照两百四十四条的第一项，如果你所做的是一个无偿行为的话，我不要求主观要件。 如果是有偿行为，我才会要求主观要件，对不对？可是两百四十四条的但书，它只说转得人如果在于转得时不知有撤销之原因者，不在此限。不在此限的意思就是说，债权人在申请法院撤销的时候，不可以命转得人回复原状。换言之，撤也就是债权人的撤销权对于转得人就没辙了。因此，转得人的主观要件。 到底是适用在无偿行为还是有偿行为，还是两个都适用？这是一件重要的事情。讲得更清楚一点，两百四十四条第四项的代书，它只说转得人主观上必须是恶意的，可是它并没有依照第一项跟第二项的规定去区分你是有偿行为还是无偿行为。 那因此我们就会有一个疑问，是说是不是转得人无论如何都必须是恶意的，还是说配合第二项的规定，只要只有当他所做的行为是有偿的行为的时候，他才需要是恶意，无偿行为不需要是恶意？了解我在说什么吗？好，大大部分的学说都说。 两百四十四条第四项并没有去限制，它只限于为有偿行为的时候必须要是恶意，这是第一点。第二个，我们刚才说到这个转得人是受益人的后手，它还有可能包括受益人的后手的后手的后手的后手。 那为了要让法律行为、法律关系维持一定的安定性，不能够这么样的法力无边，所以我们要求说，这个转得人如果他要为撤销权效力所及，他必须是恶意的。换言之，不管转得人和受益人之间所做的是无偿还是有偿行为，主观上他都必须是明知。唯有当转得人在主观上面。 明知道有得撤销之原因，得撤销之原因是什么？就是他们所为的行为有害及债权。只有当他是恶意的的时候，债权人在提起撤销诉讼的时候，才能够命转得人回复原状。换言之，如果转得人今天他是善意的，他不知道你们之前发生了这么多的故事，那不管他和受益人之间是有偿还是无偿。 这这个时候，债权人就不能够对他主张任何的权利。好，所以这边的主观要件要稍微注意一下，它和第一项跟第二项那个地方的规范是不一致的哦。也就是我们在判断仅限于债务人跟受益人之间的的时候，是依照第一项跟第二项的规定。可是，一旦有了转得人，他无论如何都必须是恶意的。那再补充一件事情，我们刚才说到，在八十八年债编修正增加第四项规定之前。 本来民法是没有转得人的规范，可是哪里有呢？破产法八十条，破产法八十条的规范的文具和第四项规定几乎一模一样，所以在破产法八十条那个地方解释上也有同样的问题，就是转得人的恶意的要件到底是仅限于有偿行为，还是包括无偿行为在内？ 那在那个地方，他们所做的解释也是一样的，就是转得人无论如何都必须是恶意的，他才会为撤销权效力所及。了解吗？好，这是他的主观要件要去注意到的。最后一个重要的问题是，OK，那假设这个转得人主观上也是恶意的，客观上他和受益人之间所为的行为足以使得债务人无欠于无资力。 足以使得债权人的债权受到了妨害。那债权人在这种情况之下，刚才我们说到，他是去撤销甲乙之间的债权行为加物权行为，对不对？这是大部分学说跟实务的看法。那一旦受益人把细征标的物再移转出去的时候，请问，债权人提起撤销之诉，是不是也是把乙丙乙跟物之间的债权行为跟物权行为，通通都把它撤销掉？不是。 在民法上面，债永远都有相对性。 我们让债权人去撤销掉债务人和第三人的行为，已经是一个例外了。我不可能再让你的撤销权，呃，对不起，让你的债权有这么大的一个法力，说你还可以去撤销受益人跟他的后手之间的权利，不是？所以你会注意到，你如果你有录音，再回去倒带、倒带、倒带回去听。我刚才一再的讲说，这个转的人是不是为撤销权效力所及？我并没有说去撤销他的法律行为。 所以在你的这个法律写作的用语上面，要稍微注意一下。我们叫做转得人是否为撤销权效力所及？好，总的来讲，就是当转得人和受益人的行为符合我们法律上的规定，转得人主观上是恶意的，客观上的行为有害及债权的时候，债权人丙可以主张撤。 转得人为撤销权效力所及，什么意思呢？就是命转得人回复原状，回复什么原状？把系争标的物涂销登记，跟返还所有权给某乙。然后丙的的确确是去撤销甲乙之间的法律行为，然后再命乙回复原状给甲，然后再请求甲履行契约。那这件事情在法条上面是看得出来的。我们再把两百四十四条第四项再把它念一次。 两百四十七条第四项提到了转得人的时候，他并没有说去撤销他，他说并得并申请命转得人回复原状，你这样写也是 OK 的。也就是如果转得人符合这些要件的时候，他在诉之声明上面的写法是撤。首先第一个，你当然是撤销甲乙之间所谓的某某债权行为、某某物权行为。第二个命。 第二，呃，第三被告转得人物去回复原状，涂销标的物所有权的登记。你的诉之声明里面不会出现一项，说是去撤销乙和物之间的法律行为，因为这并不包含在他的撤销权的范围之内。他的撤销权没有这么大的效力跟魔力，说我还可以去撤销你，呃，受益人和转得人之间的法律行为，了解吧？ 好，所以他只能够命他回复原状。那你去看教科书上面，教科书上面大部分的写法是说，这个时候转得人是为撤销权效力之所及，那么因此债权人可以命转得人回复原状。来写哈，好，那么因此我们来做个练习，好不好？好，练习题二十的部分你们回家自己看一下，我们明天讲。好。 但是，呃，有一个例题是在这个练习题是在我们讲第二十六页练习题二十一，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题目很简单，只是让同学了解一下什么叫做转责人，然后这时候债权人要怎么样去主张权利。 中文字真的很难哈！我看我已经画夹子关起来这么久了，因为笔还在动，继续努力，没关系，等你。好，我们看一下练习题二十一哈。他说：甲呢向乙购买一间房屋，然后乙呢又以相当低的价格转卖给他的好朋友丙。那这个是特地为了上课教学上面的目的所设计出来的例题。你一看到相当低的价格，那你就知道我在我我的重点在哪里了，对不对？好。 然后呢，丙呢又同样的在以相当低的价格又在出售给丁，而且都已经办妥所有权移转的登记。那乙这个人呢是债务人。 乙、丙这个人呢是受益人，好，那丁这个人就是我们说的后受益人的后手，所以他就是转得人。他说乙和丙在主观上面都已经明知道这样子的一个法律行为会有害及甲的债权，但是为丁所不知。那所以你就知道我我的几个争点：第一个，这个有偿行为是不是有害及债权？第二个，转得人丁会不会为这些撤销权效力所及呢？不会，因为他是善意的。 好，不管他所做的是有偿还是无偿行为，我们都要求转转的人必须是恶意的。但是他不知道，那就没辙了。那，对，所以接下来就等于不用讲了。好，他说乙呢又像如果，而且呃再补充一个条件是说，乙将这个 A 房屋低价出售给丙之后，他就没有其他的财产了。你看这个题目设计有多糟糕啊！ <laughs> 实在是太明显了，告诉你他在考什么。请问甲是不是可以行使撤销权？他可以撤销的标的是什么？他什么意思？他可以撤销哪些法律行为？好，那把这个题目跟我们刚才所做的这个呃说明，把它做一个总的整理，是说乙丙之间所做的买卖契契约，而且还加上乙转标的物所有权的物权行为，很显然的都符合两百四十四条第二项的构成要件。 首先，第一个，它是有偿行为，而乙、丙这两个人主观上都是恶意的，对不对？第二个，他们所为的行为在客观上面的确有害及债权，因为这个题目告诉我们说，如果乙将将这个房屋低价出售之后，他的财产就不够了。好，所以乙跟丙之间，不管是在主观跟客观上面，都符合两百四十四条第二项的构成要件。那。 接下来他说：“那甲可不可以行使撤销权呢？可以，他可以去撤销乙和丙之间的法律行为。可是他撤销乙、丙、乙跟丙之间的法律行为，并没有办法达到他的目的。他的目的是要一并的申请命转得人回复原状。换言之，他要真正达成目的是必须是转得人丁，是不是丁？对，丁。” 他也必须要为撤销权效力所及，但是题目告诉我们说，丁这个人他主观上面是善意的，所以不管他客观上面他和这个受益人丙之间所为的行为有没有有害及债权，他都不会为撤销权效力所及。因此，甲可不可以行使撤销权？可以，可是他得撤销之标的仅限于乙丙之间的法律行为，而丁因为他是善意的，所以他不会为撤销权效力所及。就这样子，很简单吧？ 好，但是呃，说明过之后的话，你就知道问题的争点在什么地方。OK，以上是我们讲的，呃，为了要去担保一个契约的实现，或者讲的更明确一点，为了要去担保一个债权的实现的第一步就是。 再从里面有规范的代位权和撤销权的问题。好，那我想这样子就够了。然后再加上，呃，同学回去看一下八十一年司法官的这个考题，那应该就 OK。近几年来考过跟撤销权有关的，大概就是这个考题，还有我刚才所说的那个通谋虚伪意思表示的那个题目。那题目我回去告诉大家，我回去找一下，告诉大家是哪一个年份的考题，你自己回去这个练习一下就好了。 好，再来跟契约担保有关的还有几个问题，我们来看一下违约定金跟违约金，然后还有一个叫做让与担保，这几个比较简单，我们先把它讲完之后，我们再回来看我们昨天呃跟同学说的让与债权的那两个例题，在讲义的二十三页跟二十四页，好不好？我们先先把这个契约担保这个章节的东西，我们把把它一并的全部讲完，然后我们再回过头来去讲题目。 条上面的规范看不出来还有什么重要性，可是呢，它又蛮重要的，因为它有三种不同的太阳，不能说三种，呃，至少有三种。好，我们在讲到契约成立阶段的时候，我们曾经讲过一个叫做正约定金，相当是规范在两百四十八条的规定，也就是以定金的交付来证明说。 这是一种证据方法，如此而已，证明说，哎，我们之间曾经达成意思表示合致，若非如此，我干嘛要把定金交付给你？所以，只是一个证据的方法。好，但是我们说过，这个条文把它改修改成为推定之后，是比以前旧条文说视为要来的合理许多。好，这叫做证约定金，那是用来证明契约成立的一种方法，所以是在契约成立的阶段。那今天我们要来看的是两百四十九条的规定。 两百四十九条的规定，它有四款的情形。他说，定金的效果到底，我交付给你定金，这笔定金，这笔钱以后该怎么办？那我们来看一下。他说，如果契约履行的时候呢，契约已经顺利履行了，那么定金就应该返还给付定金的当事人，或成为他的给付内容的一部分。好，这没有问题。 第二款规定，他说，如果因为可归责于付定金的这一方当事人的事由而导致有债务履行的时候，这个时候定金是不可以请求返还。我想这也很容易理解。那但是他第三款说，如果因为可归责于受定金当事人之一方而导致不能履行的时候，这个受定金的当事人必须要加倍返还。好，那第四款说，如果是不可归责于双方的时候，那定金必须要返还之。那 第二款跟第三款是和债务不履行是扯上关系的，因为不管是哪一方当事人的这个，不管付定金的是债权人还是债务人，结果因因为债务可归责于一方当事人之事由，最后契约没有办法顺利履行，于是他就规定了说这笔定金要拿来做什么目的？他说不能返还，或者是加倍返还。那不能返还或加倍返还的本身和债务不履行的效果彼此之间是重叠的，还是互相？ 独立的呢？我们举个例子来讲，比如说有一个某呃甲乙之间，我们说这个甲是标的物的出卖人，那通常都是买受人在付定金，对不对？好，我们说买受人付定金，付了一笔定金，一个定金的交付。 那结果呢？还没有到这个清偿期之前，甲呢又再度把标的物出卖给第三人，一物二卖。那一物二卖的话，对于这个出卖人这个呃某甲债务人来讲，就是可归责于他的事由而导致的事后给付不能，所以甲应该要依照两百二十六条的规定负一个债务履行的损害赔偿责任。好，这是很明确的。 那除此之外，因为他们之间又有一个定金的交付，所以依照两百四十九条的规定，他说，如果这是属于第三款情形，对不对？因为可归责于受定金当事人之事由不能履行的时候，这个当事人不但要把定金返还给某乙，而且还要加倍返还。那请问一下，他加倍返还的本身和两百二十六条这个债务不履行损害赔偿请求权是两个独立可以并存的呢，还是互相影响的呢？还是什么样的关系？ 也就是，如果我当时定金是付了这个房屋的价金，比如说是一千万，我定金就付了一百万，那你说要加倍返还给我定金两百万，好，然后再加上这个债务不履行，是两个是并存，然后可以同时存在的，还是说这个定金就是这个债务不履行损害赔偿的一部分？这是我们要解决的问题。OK，好，那答案是什么呢？ 如果当事人没有特别的说清楚这个定金的用途的话，那它的用途就是叫做违约定金，也就是它的目的就是拿来作为担保，将来契约能够切实的履行；不但切实的履行，还拿来担保说，如果这个契约没有办法顺利履行，而一方受有损害的时候，这个定金是拿来当做损害赔偿的一个方法。 换言之，我为什么当时要交付定金给你？就是怕将来买受人不顺利的履行。结果现在是出卖人不顺利履行，但是不管怎么样，他们如果当时在收受定金的时候没有明确的约定，这个定金的目的就叫违约定金，它就是拿来当做损害赔偿的方法，或者是说讲的我们更明白一点，它就是拿来当做它可以请求的损害赔偿金额的一部分。 好，所以今天很不幸的是，受定金的这一方当事人，所以买受人就说，OK，那你至少把定金还我，而且还要加倍返还。那现在另外一个问题是说，好，那这个定金的目的是拿来当做这将来债务不履行的损害赔偿的方法。那如果说这个呃债权人他可以证明说我所实际上受受的损害比这个定金的数额要高。 或者是说，我债务人他可以证明说，哎，你实际上并没有受到那么多的损害。那他的这个损害赔偿的额度和定金彼此之间的关系又是什么呢？好，这个在学说上面，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定论。有不少的学者说，这个定金的性质，如果当事人没有特别约定而变成是一个违约定金的话，它就恰好等于损害赔偿的额度。 换言之，它的功能就好像违约金一样，它是属于损害赔偿额度预定性的违约金。呃，对不起，定金。损害赔偿额度之预定，自己写哦，我我懒得写了。损害赔偿额度的一个预定，为什么预定呢？说实在的，比如说以这个例子来讲，买卖房屋，就你把房屋又再转卖给别人，那买受人到底受有什么损害？ 也很难讲哎，对不对？你很难去证明你有什么损害。你就是这个房子没有买到嘛，然后你能够把定金拿回来，如果再请求一些利息，其实你有什么损害呢？换言之，为什么要有定金的约定？为什么要有违约金的约定？就是有的时候，而且大部分的时候，债务不履行之后，这个债权人这一方，他到底受有什么样的损害？他的损害额度有多大？这是一件很难去证明的事情。好，那因此。 把它总的整理一下，就变成说：如果他们有定金的交付，他们认为这个定金的功能就是拿来当做将来损害赔偿的方法的一种。 而且呢，为了要去减免当事人证明上面的困难，他们认为这个定金的额度就恰好等于你的损害赔偿的额度，因为因此有不少的学者认为说，即便债权人能够证明我实际上所受的损害高于定金的数额，高于两百万，我也不再能请求。 或者另外一方面来讲，即便债务人讲他能够证明说债权人根本没有受有这么多的损害，他也不能够去证明，然后主张减免自己的违约定金的返还责任、赔偿责任，了解吗？所以这个定金的数额就恰好等于你将来所受的损害赔偿的一个数额，这是一种看法。当然，这个看法。 倒不像违约金，违约金那个地方比较没有什么争论。可是，在违约定金的这个部分，到目前为止还是有不同的看法。那这两种不同的看法，我们都帮同学整理在讲义里面，所以另外一种看法，你可以回去看一下。那另外一种看法，我们叫做最低的损害赔偿额的预定。换言之，他认为说，这个定金的数额只是拿来证明我至少是有这么多的损害，两百万之内，我不需要再去证明了。 但是如果某乙他可以证明说我实际上所受的损害高于这个数额的话，我还可以请求，也有这样的看法。好，换言之，解约定金的这个数额到底和损害赔偿额度之间的关系是恰好等于的关系，还是说哦，在这个额度之内他免除了他的举证责任？如果他能够证明有更多的损害，他还可以请求。这件事情到目前为止学术上还有争论。 好，那这个是解呃违约定金，我们要跟同学做一个说明。那在违约金的部分，倒没有这么多的一个争论，就一个看法。好，所以这个我们待会说。我们在讲到这个之前，有一个东西叫解约定金，这个是民法所没有规定的，那是实物上面就是运用还蛮广的。也就是说，比如说这个乙呢，他曾经付了一笔定金给甲。 那他可不可以跟甲说，哎，这定金我不要了，然后我把契约给解除掉？如果甲乙之间的法律关系没有任何符合这个解除权法定的解除权的事由，可是乙他又很想说把这个契约给解除掉，然后这笔交易就不算了。那他可不可以跟甲说，哎，这个定金我不要了，不要之后所换取的代价是我们解除契约，好不好？ 那这样子的情况之下，这个定金我们叫做解约定金，它的目的是用来解除契约的。好，那一个中心的观念就是，这是法律所没有规范的。第二个，这好像也没有违反什么强行或禁止规定，或者是有违什么公序良俗之类的，所以依照契约自由原则，这应该是 OK 的。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一个判例就可以了，在我们讲义的二十七页。 最高法院七十二年一个判例，他说解约定金呢，是以定金来作为保留解除权的一个代价。所以定金的赋予人，付定金的这个人，他可以说我抛弃定金，然后来解除契约。那收受这一方也可以说我加倍返还定金，来这个作为解除契约的一个对价。就我应以加倍返还定金的方式，然后取得的一个契约的解除权。不过要注意到的是，解约定金的这个东西的约。 约定是法律没有规定的，所以要看看当事人有没有特别的约定，也就是这个部分是不是成立，要看看是不是双方都同意，要依照自契约自由原则来这个来来来来进行就对了。就是甲乙如果都同意说，OK，我们以这个付定金。 嗯，抛弃定金或加倍返还定金的方式来解除契约，那依照契约自由原则，这是可以被允许的。好，这叫解约定金。好，只是让你知道一下有这个东西。那最后我们来看一下违约金。 我们都知道说，违约金这个呃，学说跟实务上面都承认它有两种不同的性质，两种不同的功能。一个是，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解约定金是一样的东西，就是它是属于损害赔偿额预定性的违约金。那另外一个比较厉害的叫做惩罚性的违约金。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法律上面是规定是哪一种形态，那又是怎么样规定？我们看一下两百五十条的规范。好，第一项说，当事人可以约定债务人在债务不履行的时候，应该支付违约金。好，可是这违约金是什么样的性质呢？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二项，他说，这个违约金，除非当事人另有约定，否则被视为视为哦，不是推定哦。 它是被视为因为不履行而生损害之赔偿总额。那这句话告诉我们说，如果当事人没有特别去说明这个违约金的性质，那这个违约金的性质是属于哪一个？是上面还是下面的？ 是上面的，是属于将来有一方债务不履行所产生的债务不履行损害赔偿的总额，而且是被法律视为，所以只要当事人之间没有特别的约定清楚，这个违约金我们都一律把它当作是将来一方债务不履行所致他方所受的损害的损害的总额。好，不但如此，他说。 而且呢，他如果约定债务人不于适当的时期履行债务，什么叫不于适当时期？就是给付迟延，或者是不于不依适当的方法履行债务是什么意思？就是不完全给付。在这种情形之下，就必须要支付违约金的话，那债权人除了可以请求他继续履行债务之外，还可以。 请求这个违约金，而且这个违约金会被视为，又是视为哦，对，法律上面是强行规定，我不让你有任何这个解释的空间，除非你们很明确的有所约定，否则的话一律视为是因为不于适当时期履行或不依适当方法履行债务所产生的损害赔偿的总额。 可是有问题，或者是说蛮奇怪的是，说这个条项里面，它后面讲的那么一大堆，它只讲了不于适当时期，就是给付迟延不依适当的方法，就是给不完全给付它倒没有讲给付不能，哎，但是这也无所谓。我们来把它做一个总的补充，然后把这个体系给填满。 今天下午下好大的雨，哦，对不对？有没有被淋到啊？可是听说这个台风不会来，对不对？所以家放不了台风假。就想每天又要来看李老师，真是烦死了。结果呢，这波台风要来就保佑他。 <laughs> 后来我都不知道怎么做。我有一年回来的时候，因为我回来时间排的实在是太满了。 我很忙哎，我本来要要教教教教课，我还有很多别的事情要做，好吧？所以课课课排排排排排。然后呢，呃，我本来有一度不上了，但是为什么不上呢？因为我只最多最多五个礼拜二十五堂课，可是二十五堂课讲的很赶，你没有发现我很赶吗？我每次讲的都很喘，一直在想啊，赶快赶快赶快，我还有多少没讲？那二十五堂课是很赶的一切，如果有。 机会的话，那我至少可以上三十二或三十五堂课以上，吧，四十堂课才可以比较从从容容的，就是从简单的到困难的，就是慢慢依序来讲。那因为我只有最多五个礼拜二十五堂课的时间，所以我都要把你们当做你们是有一定的程度的，所以要对有一些可能你是大一学生，或者说你不是念法律系的学生，可能要。 就觉得对你不好意思，那我的课程的设计不晓得是不是可以符合你的需要。那有一年呢，我就把它拍拍拍拍排，就说最后一天上课是八月十号，好了，我飞机是八月十一号，就八月十号来的台风。啊，可是还好我们有天气气象预报，就知道说八月十号那天很可能台风要来，所以我八月十号那天的那最后一堂课三个小时，我们就之前把它全部上完，所以之前几天每一天我上四个小时的课，哎。 听说有很多男老师这个有这样的体力，可是我是女的哎，所以说没有办法跟他们比，我累。所以说后来我就不敢样子排了。 <laughs> 比如说我今年排我们最后一堂课好像还是八月五号或什么的，那我的我的飞机就排在八月十一号。你。 千万不要来个台风，对，所以说在来个台风还是不行。但如果真的来个台风的话，那你放了台风假，你还要多见我一天，放两天台风假，你觉得还是要多见我两天？我就是要把课上完就对了。但是二十五堂课真的很赶，就对了。好，所以说。 大家加油啊！所以，呃，你白天我知道你们白天可能又有上别的课，所以我常常才会在第一堂课的时候说，我们这样每天、每天、每天上课，而且我们上的进度那么的的快，而且我们的内容又这么的多，所以我们上到一半之后，我就已经看到很多茫然的眼神，那个眼神是涣散的，他 <laughs> 的嘴巴是微张的。 <laughs> 我很想笑，我又不是不不能够笑，对不对？这样对你太不尊重了。可是我就想跟你讲说，你大概已经不知道我在干嘛了。 <laughs> 可是你还是愿意来上课，我还是非常感谢你。所以，所以说那怎么办呢？所以，如果你白天没有课的话，就好好的努力一下，不要睡大头觉。我今天早上已经带我儿子去打两个小时的网球了，你看我有多有体力啊！打到流了几斤的汗，还好我们在下大雨之前赶快跑回家。好，我要讲什么呢？好，对我们讲。 损害赔偿额的预定的性质的违约金，看不出来我这么厉害啊！我没有很会打，我我通常只求姿势的优美，不求 <laughs> 不求击球点。所以说，那教练一直说我的击球点不不对，我就说啊，那一点关系都没有，他对就好，就我儿子对就好了。我我只求姿势的优美，不要看起来太笨拙就可以了。 <laughs> 好，所以。 好，如果说当事人之间没有特别约定，它是属于惩罚性的，我一律罚视为哦，不是推定哦。 那推定之呃，对不起，视为之后，视为是损害赔偿额预定性的违约金。然后两百五十条第二项后面又拉一拉他讲了那么多，他到底在讲什么呢？其实他就在讲一个债务履行的的时候，不是会产生很多损害赔偿的请求权吗？那这些损害赔偿请求权跟那个违约金之间是并存的关系还是什么关系？所以跟刚才的违约定金是一模一样的。那我们把它这个体系全部把它整理一下，给同学就知道了。好，我们。 回想一下，我们在讲到给付迟延的时候，我们讲过说，它的法律效果是什么呢？债务人原定的给付义务还是不能够被免除，还要继续的履行，对不对？所以它有一个原定的给付义务。然后呢，债务人要开始依照两百三十一条负迟延损害赔偿责任，而这个迟延损害赔偿责任，如果当事人之间有损害赔偿额预定性，哦，这好难念哦，肯定要把它记下来哦，这叫。 损害赔偿额预定性违约金的约定的话，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债权人就直接请求这个债务人赔偿违约金就可以了。换言之，他不需要去证明我到底受了多少的迟延损害。那这时候违约金的性质跟它的目的就是拿来填补债权人的迟延损害，不对，债权人的迟延损害。OK，所以它是用来取代，也不能说取代，它的功用就恰好等于两百三十一条的规定。 那如果说它是属于给付不能，而给付不能会和债务履行扯上关系的，只有两百二十六条的规定。那么因此，如果可归责于债务人之事由而导致事后的给付不能，债务人要负损害赔偿的责任。那这时候到底受债权人受有多少的损害呢？他不需要去证明，他就直接请求他赔偿违约金。 损害赔偿额预定性的违约金，所以这个违约金的功能就恰好等于两百二十六条的债务履行损害赔偿。那同样的道理，如果说它是属于不完全给付，那也是一样的，因为不完全给付的法律效果是完全去准用给付迟延或者是给付不能。 呃，如果说它是准用给付迟延的话，那它的违约金的功能就是拿来当做是两百三十一条跟两百三十一条的功能是目的是一样的。如果它是去准用给付不能的话，那就是两百二十六条一样的情形。好，所以说什么叫做损害赔偿额预定性的违约金？这个违约金的功用就是拿来当做是债务不履行的损害赔偿，它的目的和它的性质和它的功能和两百三十一条或两百二十六条的规范是一样的。 那第二个层次的问题和刚才的违约定金的问题也是一样，就是如果债权人能够证明说，哎，我实际上所受的损害高于这个违约金，比如说我当时很仁慈，我只定了一个一百万，但是我能够证明你迟延损害之后，我的仓储费我每一天要多支付的就不止一百万了，那他还可不可以请求多余的损害赔偿？那答案是不可以的，为什么呢？因为两百五十条第二项已经跟你很明白说了，视为他说。 这个违约金最后两句话，他说违约金就视为是他不于适当时期或不依照适当方法履行债务所产生的损害赔偿的总额。换言之，我已经法用法律强，这应该是强行规定哦，就用法律的规定很明确的告诉你，当你有违约金是属于赔偿额预定性的违约金的约定的时候，你债权人将来所受的损害就恰好等于违约金的数额。 所以，即便你能够证明你的实际上损害高于违约金，你也不再的请求。那当然，反过来说，如果债务人能够证明说，债权人根本没有受有这么多的损害，他也不能够因此减免自己违约金的给付的责任。好，他还是必须要付这么多的违约金。所以我们在这个讲义上面，我们。 还会说这个呃，这个违约金就恰好等于他给付不能或给付迟延的时候所产生损害赔偿的总额，那双方都不可以举反证来推翻它。好。 这是属于赔偿额预定性的违约金。那如果当事人有特别的约定的话，才会被认为是惩罚性的哦。所以如果要呃，你希望你的违约金变成是惩罚性的违约金，一定要它有明文的约定，这叫惩罚性的违约金。那所以我们当我看到一个实例题在处理这方面题目的时候，应该也是很简单的，就看它有没有约定说这叫惩罚性。如果没有的话，就一律被视为是损害赔偿额预定的。 好，那如果说它是有特别的约定，说我们之间违约金是属于惩罚性的违约金，那这个违约金的功能和债务不履行损害赔偿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呢？是同时并存的。换言之，如果当事人有给付迟延，那他当然要负迟延损害赔偿责任（两百三十一条），然后再外加一个惩罚性的违约金，那都是外加的。 债权人可以请求两百三十一条的直接损害赔偿，那他就必须要去证明他有多少损害，然后再加上惩罚性的。那同理，如果他是属于给付不能的话，那债权人去证明你到底受了多少的债务履行损害赔偿，然后再加上惩罚性的违约金。所以违约惩罚性违约金就全部都是外加上去的，那因此就变得很单纯。OK，好。 有一个好玩的实物见解，我们来看一下。而且这实物见解九十六年律师考过，我们看一下二十八页的地方有一个最高法院七十九年的判例。好，他说约定的违约金如果过高，法院是可以嗯酌减，有一个酌减权嘛，两百五十二条，对不对？就没想到考一个这么诡、这么诡异的违呃这个这个判例。他说。 这个违约金的性质是不是相当啊？这当事人就要依照这个客观事实、社会经济状况、他所受的损害等等等等等来加以衡量。但是重要的是后面第三行，他说，违约金的金额如果约定过高，但是如果债务人是出于自己的自由意愿，他已经任意为己付，那他就不可以不再可以请求返还，他也不再可以请求法院酌减。 比如说，我约违约金的金额约定了一个一千万的违约金，那因此到了法院的时候，这个法院就这个呃，任何一方当事人的申请，或者是法院可以依职权，对不对？两百五十二条的规定，它不需要经过当事人的申请，它是法院可以主动依职权来酌减这个违约金。 可是当法院酌减的时候，发现说这个债务人已经自愿给付了八百万。我们举个例子来说，好，他本来约定一千万，他已经自愿给付了八百万，然后剩下两百万他实在付不出来，付不起了，然后到法院去，然后并且呢，他也申请法院酌减，法院也认为说这种情形应该要加以酌减。而法院认为说这个违约金应该是以五百万为合理，但是他可不可以说债权人你要把多余的三百万退还给债务人？不行。 这个判例就是说，如果在债务人他已经给付了，他不是被强迫的情形之下被给付，在他给付的范围之内，法院就不再有酌减权，那他也就不能够命这个债务人来这个呃返还这个多余的违约金给债务人。好，那所以这个九十六年律师的答案已经告诉你了。第二小题，好，那你回去的时候把这几个题目，刚才我们看过撤销权的题目看一看，这个违约金。 是九十六年律师还曾经考过的题目，诶，像这种题目哦，蛮好玩，就是损害赔偿、违约金也好，或者是嗯。对，通常都是违约金，或者是债务不履行的损害赔偿，或契约解除之后的回复原状。他考这种东西，他一定跟什么东西一起考呢？跟保证契约的范围，就保证人对于违约金，在这个他要不要负保证责任？ 然后呢，在契约解除之后，双方负有回复原状的义务。那保证人要不要负保证的责任？然后债务不履行的损害赔偿，一旦债务人债务不履行，那如果债务人跑掉了，保证人要不要负保证责任？都会在一起出现，好奇怪哦。所以说，嗯，刚好我们如果看到自己的题目，我们也可以先跟同学嗯说明一下保证契约保证的债务的范围。好，那我们到时候一起再讲。所以你回去稍微看一下。 好，最后我们讲一个让与担保，不会花你太久的时间。我们再下课，这个让与担保为什么要讲它呢？因为常常会在实物上面出现，而且已经很多年了。那我们只是要说明一下，说什么叫做让与担保？第一个，第二个，它和信托法所讲的担保这个信托有没有不一样的地方？就这样子。 好，那内容或者是说这个九十四年的这个判决，你可以回家稍微看一下。你听我举一个例子就可以了。不要擦了，我们把镜头拉过来，拉到这边。 <laughs> 好，你要去确保你的债权的实现。 比较积极的是说你提供担保，对不对？好，那我事后什么代位权、撤销权啊，或叫你付违约金，那还要看看我人找得到找不到嘞。很久以前曾经有过一个呃老师问我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个早会会会手啊，把那个卷款潜逃了就没有办法了吗？然后他也没有财产。 因为我们在整理判例的时候，以前帮老师做一个研究计划，整理了一大堆都是倒会，然后告到法院去，然后也不了了之，因为那个会手也没有钱，然后也没有财产，人都找不到了，然后就告了他的这个子女啊，或者是一大堆不相干的人。好，那因此我们就是那老那个老师就说，真的没有别的办法了吗？反正没什么别的办法，人都找不到了，他也没有财产，那你要怎么办？你要嗯，就也想不出来怎么办。所以说。 你要去确保你的债权的实现，比较积极的方法就叫他提供担保，比如说设定抵押权。设定抵押权还不够，因为抵押权到时候这个债务人不履行债务，你还要去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然后还要去拍卖，然后还要去点交，那很麻烦。现在流标很多，对不对？好，所以有另外一种方式，他就叫让你担保。他说，比如说甲呢跟乙借钱，啊，他是借用人。 那乙呢是消费借贷代理人，他们之间有一个消费借贷契约，借了多少钱？我们随便讲五百万。那乙要怎么样去确保说，我这将来这五百万可以收回回来呢？有一种方法，他们叫让你担保。让你担保的意思就是说，如果甲他有一个房子，那他当然可以把这个房子设定抵押权给乙，可是他说这样子我觉得太麻烦。 你直接把这个房屋所有权让与给我，就是有一个房屋所有权的移转。好，当然所谓的让与担保，提供担保品的这一方不以债务人为限，和抵押一样，都可以有物上保证人，都可以由第三人提供。好，待会我们一起整理一下，我们就先说这个简单的例子。那甲呢，他有一个担保品，那因此这个乙说。 你干脆直接把这个标的物的所有权移转给我，可是我承诺在清偿期借支之前，我绝对不会去把这个房子的歪脑筋，我不会去处分它，我也没有占有使用收益。但是，一旦到了清偿期借支的时候，你没有办法按时的还钱，我就可以取得标的物的所有权，然后拿来抵充我们之间债权债务关系。如果有多余的钱找给你，如果不足的你要再补充等等。 那这样子的一个交易形态，我们把它称之为让与担保。顾名思义，它就是以让与标的物所有权的方式来担保某一个债权债务关系的实现。好，那请问第一个，如果它是设定抵押权，我们都知道，哎，设定抵押权的行为是物权行为，对不对？好。 那如果说是这个啊，那我们就说那叫物权行为。那如果说是找一个保证人，那是跟债权人之间另外订立个保证契约是一个债权行为。那请问这个让与担保是一个债权行为还是物权行为呢？你看到的是只有一个，就是这个移转标的物的所有权，它是用来担保这个债务债权关系的实现，对不对？ 这个消费借贷契约跟让与担保无关了，它是被担保的债权。可是事实上没有这么单纯，当事人之间有一个债权关系，有一个物权关系。 甲和乙之间在订立消费借贷契约的时候，还有一个债之关系会很容易被忽略掉，就是甲跟乙同意说，甲同意说我会提供一个担保品给你，那这个我们把它称这样子的一个约定，就是我同意对你，我负有一定的给付义务，是一个债权契约，对不对？那只是这个债权契约到底是民法上面列哪一个有名契约呢？ 通通都不是，就是让与担保的债权契约。那光是有这个债权契约，当然没有办法达到让与担保的目的，所以它还要再加上一个移转所有权的物权行为。所以我们常说，让与担保它具有同时具有债权行为和物权行为的特性。这个是一个蛮好的一个例子，提供给同学作为思考。 曾经考过一个这样的题目，我觉得哎，这题目很有意思。就是我呢同意说，比如说甲今天跟乙呃订立一个消费借贷契约，他借他五百万，那乙呢就这么傻傻笨笨的，他就把这个钱就已经交给他了，然后才说哎，你当初答应我要设定抵押权给我，可是到现在还没有办抵押，你要赶快办抵押。那甲说有吗？ 好像说有我录音了。好，那假说，哎，依照七百五十八条的规定，这个设定抵押权是不动产物权行为，我们既没有订立书面，也没有这个办理移转登记，所以通通都不算数。书面契约要是契约，还没有具备方式之前，不成立或无效，对不对？好，或者是不生效力，不管怎么样，通通都不算数。所以我只答应你说，我要订立，我要把。 标的物的这个一个标的物设立抵押权给你来担保这个债权，这句话不算数，对不对？好像考过这个问题嘛？他就问说：“那这个债权人要怎么主张？”那对，也不能怪同学。我跟你，我跟同学说，因为你 <laughs> 讲这句话也觉得很很好玩。我跟你说，我跟同学说，我跟大家说，这这句话是废话，就是你听我说。 <laughs> 我就在讲这个很好玩，就是。 前两天我们带我爸爸妈妈出去吃饭，在千五的搜狗，结果呢，我我爸爸年纪大，身体不好，行动不便，就要坐轮椅。把他抱下车，放弄到轮椅上的时候，他那个计程车下车的地方是有阶梯，没有那个步道，没有那个没有那个那个斜坡，就是让人家无障碍空间啊！对对对对对，看，非常的生气。我就问那个在那边负责弄计程车的人说：“你们这边怎么可以这样？子，没有一个无障碍的这个？” 这个设施呢？那个人很无辜说：“小姐，我只是负责招呼计程车，我不是天母搜狗的人。你要你要你有什么问题，可以去跟里面的人讲。”好，那依照李老师强悍的个性，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于是我就跑到服务台说：“叫我们经理出来。 <laughs> ”说他非常生气，因为这样你叫我爸怎么下去？对不对？好，叫经理出来。 那小姐就说啊，小姐非常的对不起，请问一下，你找我们经理有什么事情？我就开始噼里啪啦讲了一大堆，他们经理就出来了，那道歉啊，我们一定要改善啊，什么的。好，我每年夏天都会回来检查一次啊，今年开始我们来看他几年之内改善，你们帮我去检查一下天亩搜狗 OK，好，那我回去气消了，经理跟我道歉，我就回去吃吃饭。他们那个餐厅不在楼上吗？回去吃饭的时候，我妹妹就说了一句话： <laughs> 当一个人很。 叫经理出来的时候，就是一个女人变老的象征。 <laughs> 所以我闭嘴！我这么努力的去争取我的权益，竟然跟我说这就是一个女人变成大妈跟变老的象征，就是一句话叫什经理出来？ <laughs> 对，我就说我跟你说，这个口气也很像，很像大妈的口气，就是我跟你说，就是说呢。 抵押权的设定是一个物权行为，你要设定之后，你要办写了一个书面契约，再加上办理转登记，才会产生抵押权转效力，没有错。可是你不能忽略的是，他们说我愿意把抵押权设定给你，这叫一个什么债权契约？债权契约有没有效？有效啊，它是一个要式行为吗？谁说的？没有哦，它不是一个要式行为，是一个诺成契约。所以你说了这句话算不算？算。 这是一个债权契约设定抵押权之债权契约的约定。好，那同样的道理。 这个整个让担保让与，其实让与担保、担保让都可以，让与担保，它整个来整整个来说，当事人之间其实是有两个法律行为存在，一个是有一方当事人他愿意提供担保品，把标的物的所有权移转给债权人，那另外一个真正能够达成目的的，当然是这个移转标的物所有权的物权行为。所以说，什么是让与担保，它的法律效法律的性质如何？它是结合了债权行为跟物权行为的法。 律行为两个两者之间缺一不可。那你说这种好特殊哦，也不会啊。我们曾经讲过信托有没有？信托法我们曾经看到过，就我们曾经在讲那个什么消息信托的时候，不是曾经看到过信托法吗？然后我曾经跟同学讲过，说解释过说这个信托行为本身也是一个债权行为加一个物权行为。它的债权行为是本身就是双方。 同意设定一个信托契约，订定的信托契约。信托的目的是拿来做管理信托也好，担保信托也好。然后，当然你要真正达到信托的目的，必须要做一个物权行为，必须是信托人之一方要把标的物的财产权，不一定是所有权了，可能是比其他，比如说他是有价证券，他把有价证券的权利，把它这个交付给这个受托人，好。 那真正要达达到这个信托的目的的话，一定是信托人这一方把他的财产权移转交付出去给受托人。所以，信托行为之本身，你在讲信托行为这四个字的时候，它同时也包含了债权行为，也包含了物权行为在内。所以，这两者之间它的法律性质是非常相像的，而且它的这个构造上面来看也是非常相似的。好。 那因此，接下来就会有一个疑问，说这个让与担保是不是就是我们信托法里面所规范的担保信托？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信托法的规范，好不好？你可能已经那是不晓多久以前的事情。我们上次看过信托法，对，再把它看一次。我们就看第一条就好了，没有要这个多讲很多。信托法第一条说：称信托者为委托人，将财产权移转。 或者是做其他的处分，它不一定是移转，它有的时候可能是设定职权也可以好，那他们看当事人之间的安排。那他说将这个财产权移转，或者是为其他处分，处分给谁？移转给谁呢？移转给这个受托人，然后让受托人依照信托之本旨。什么是信托之本旨？ 就是当事人之间的债权契约约定的内容，依照他们之间信托契约的约定，然后呢，为了受益人的利益或者是为了特定的目的来管理这个信托财产，或者是处分信托财产。那我们曾经跟同学说明过，信托行为有两种，一个叫管理信托，一个叫担保信托。哎，我们不叫处分信托，没有这个字。 那什么是管理信托？就是他这边所讲的管理信托财产之关系。所以我把财产信托到你的名下，只不过因为我太多财产了，那所以我就会找了一个投顾公司，然后我把这个财产通通信托到投顾公司的名下，请他来帮我管理。那意思就是说，你再帮我多赚一点银两吧。好再看看怎么样，再帮我再做投资啦，或者是等等的行为，让他再多生一点收益。这叫管理信托。 那他这边所讲的处分信托财产是在干嘛呢？他的他指称的对象就是我刚才要讲，我现在要讲的担保信托，也就是有一个委托人，有一个受托人。我们说某甲是委托人，然后呢，某乙呢是受托人。 然后他们两个之间有一个信托契约，这个信托契约的约定，甲必须要把这个标的物的所有权移转到某乙的名下。移转到某乙的名下做什么呢？是用来担保甲对于丙的债务，丙是债权人。那当然，他就是这个信托契约上面的受益人。好，那。 他们之间的法律关系，就是因为甲为了要去担保他对于债权人的债权是实现，可是他不用那个让与信托的方式，呃，让与担保的方式，为什么？因为你把东西移转到债权人的名下，其实会有很多的利益冲突，这个债权人可能会忍不住就把它给处分掉了，或者是 whatever。 anyway，所以说这种情啊，他们用信托的方式把他信托给一个第三人，这人叫受托人，然后约定说，等到受托人在符合一定要件的时候，才能够去处分系争的信托财产。什么样的要件呢？就是这个某甲的债务已借清偿期而未受清偿。 那怎么个处分方式呢？不一定要看他们之间信托契约的约定，它很可能是把这个信托财产变卖，卖得的价金拿来偿还债权人的债权，也很可能是把这个信托财产就直接移转给债权人，就是这个受益人，然后来抵充这个债务。这种情形就是。 信托法第一条所讲的处分信托财产的关系，那这个处分的意思是为了担保某一个债权之实现而去处分这个信托财产，那在呃学理上面，我们把它称之为担保信托。好，那有了担保信托的这个概念，跟让与担保的概念，你不觉得很像吗？ 如如果今天讲他所做的安排不是找了一个公正的第三人，他就直接把这个标的物移转到丙的名下去，然后说你只有在将来我的债务已经清偿且而没有办法按时清偿的时候，才能够去处分这个标的物。那这个目的或这个安排，不就跟让与担保十分的相似，对不对？好，那的确也是在我们信托法制定公布之前，什么时候制定公布？八十五年。 在八十五年之前，实务上面也好，学说上面也好，都认为让与担保跟担保信托是同一件事。而且这个用语本身是没有统一的。比如说，有很多实务见解上面说，这叫做信托的让与担保；也有人直接把它叫做担保信托，而没有使用让与担保这样子的一个用语。好，那所以我要讲的是说，在八十五年信托法制定公布之前。 让与担保和担保信托的的确确有十分相似之处，那意思也就是说现在不像了。为什么不像？因为信托法里面有规定说，为了避免利益冲突，就像我刚才所说的，受益人和受托人不可以是同一个人。好，我们看一下这是第几条呢？第四，不是第四条，三十几条是什么？三十四条，是不是？看一下。 信托法三十四条说，受托人不可以用任何的名义来享有信托的利益，那目的就是为了要避免利益冲突。那而且这个条文是一个强行规定，所以换言之，在信托法制定公布之后，担保信托是担保信托，那让与担保是让与担保，就是让与担保本身是违反信托法三十四条之规范，所以你不能够把这种让与担保的这种法律行为，把它用担保信托来加以处理。 好，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同学可能就会有疑问说：既然三十四条是一个强行规范，那这个让与担保之本身会不会有这个违反信托法的三十四条的疑虑，而会被人认为是一个无效的法律行为呢？目前为止，学说上面倒不认为它是一个无效的法律行为。换言之，这样子当事人之间的安排，除了违反三十四条的规定之外，其他的我们倒不认为它有任何脱法行为之处。 而信托法三十四条的规定，倒不是为了什么诚信原则啦，什么什么其他大不了的冠冕堂皇的理由，只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避免利益冲突，也就是为了要去维护委托人的利益，倒不是受益人哦，是委托人，因为他怕这个受益人，我一旦把财产移转到你的名下，你就把它给吞了，对不对？好，所以为了维护维护这个委托人的利益，有一个信托法三十四条，那因此违反了这个条文的规定，只不过他。 不能够去适用信托法，我们倒不认为这是一个无效的法律行为。那让与担保最后一个，它本来会产生一个疑虑的地方是，它会违反旧法时期留押契约或留职契约的规定。在。 那民法物权那个是八百七十几条、八百七十三条之一，什么增定之前，我们不是不准不准留押，也不准留职吗？而且那个是真的强行规定，为了保护债务人的利益，一旦有类似的规范，通通都是无效的。那这和留押或留职有哪哪一点是相像的呢？这太像了，就是我直接把担保品移转到你名下。 还比留押契约或留职契约还更直接，对不对？留押或留职只是说，哦，将来如果不清偿债务，这个标的物所有权就是债权人的。现在是债务权债务关系才刚刚成立，我就把所有权直接移转到你的名下。 那一签到你的名下，说将来如果我没有按时清偿债务，东西就是你的。所以它是本质上的留押契约或本质上的留职契约。不过因为留押或留职，到依照现行法的规定，也不再是一个无效的法律行为。所以让与担保之本身的无效性也不会受有效性也不会受到质疑。所以讲的干净就是它是有效的啦，就对了。 好，所以我们把它总总的整理一下。首先，第一个，什么叫做让与担保？它是结合了一个债权行为跟物权行为，当事人之间所做的一个表象上面的一个法律行为，是移转标的物的权利，而它实际上的目的是为了要担保。哦，对，还有，当然在。 信托法制定公布之前，这样子让与担保行为是不是一个通谋虚伪意思表示，一直是受到质疑的。不过现在不会有这样子的疑问，因为我们承认了信托行为的有效性，不再认为它是一个通谋虚伪意思表示。那让与担保也是同样的道理，我们也是肯认当事人之间是有一个移转标的物所有权的争议。 只不过他移转标的物的所有权之目的，不在于使得对方终止取得标的物的所有权，而是在于担保的目的。好，但是我不认为这是一个通谋虚伪意思表示，而承认这是一个有效的法律行为。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它和信托法上面的规范是不是一样的呢？ 很类似，但是因为碍于信托法有一些特别的规定，像三十四条这些特别规定，所以让与担保典型的让与担保，我们又不能去适用信托法的规范。那这个这样子的法律行为的有效性如何呢？我们刚才说过，它不是通模虚意思表示。第二个，它现行法之下它没有违反留押契约或留置契约的疑虑，所以基于这样子的考量，我们没有任何的理由去否认它的有效性。就这样子。 好，那你知道有这样的法律架构之后，同学可以回去稍微看一下我们讲义的二十八页，有一个最高法院的判决。这个判决之所以选入这个判决，是因为他所使用的文具去解释何谓让与担保。你看，他这个这是他判决里面就使用的文具，它叫。 按信托的让与担保，还给它挂号担保信托，那也就是在实物上面所使用的用语还是有一啊，就是怎么说，没有统一，很多种不同的说法。但是这个判决蛮值得参考的，是它的定义性的规定，它写的蛮好的。那包括说这个担保物的让与虽然超过它的经济目的啦，但是它是基于真正的法效意志，所以它不是一个通过虚位子表示等等。 那这个判决你可以回去好好的读一下，对于你的这个法律文字是有很大的帮助。那呃，我在讲一二十八页这边有写，但让与担保的意义这一段文字是参考谢在权老师的书上把它写下来的。他的书的下册吧，有一个章节就在讲让与担保，对不对？好，那我参考了他那边的说法，我觉得他的文字使用的非常的精确，很好。 所以把它放在这边。那同学回回去多念两次。如果万一你有需要写到何谓让你担保，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文字，可以给你做参考。好，那担保的部分我们就说明到这个地方。下堂课我们来讲一讲那个例有趣的例题吧。讲完之后，我们就终于要进入到契约的变更。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